香港特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坚持“一国两制”，嗯，坚持基本法，维护国家安全和特区的安全，维护香港的社会治安，服务香港市民等各个方面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